杂志啦，系杂志。你细个睇咩杂志啊？你有冇睇噶？嗱，我我睇《龙虎豹》， <laughs> 《龙虎豹》好睇，好睇，但系又好鬼怪。旧市真系好啲，想知嘅话，逢星期四晚九点半至十一点，城寨旧市好啲，有我、大 N 同埋 e d i s o n 三碌拎回顾，他英治时代定系而家好啲，准时见啦。 头放到第三集了啊！我觉得真今天真的非常好，因为啊，我们一般看很多很多的书都是 talk about dreams 梦想的，但是呢，那些书里边都是一直在说呃什么工具啊，什么方法啊，你要找到你的你的方向啊，你要安排要计划，但是其实那个东西好像是说都是表面的东西哦，没有说准，好像但是今天南博士就你。 一尺重敌，一其中的就是说到，其实我们要问我们的内心，这个 why 是最重要的。然后你问 why 的时候，也没有什么书可以帮你， <laughs> 因为为了天分方面的，没有真的没有没有任何的书讲的很细。对，所以我我自己写的那个《生命密码》的书，呃，大大部分的目的是让人开始想东西不一样。嗯，所以你可以。 看你自己不一样，看看你可不可以抓嗯一些天分出来的。对，南博士是呃有另外一个非常强的强项就是数字，他是帮人算数字，不是，唔系我哋算命嗰啲嚟噶，即系唔系嗰啲诶集美倒数，不是只为倒数那种啊，是那个生命的数字。就是他，我们昨天晚上他是啊。 一看就看到很多数字出来，而且我都不知是梦梦的，但是非常的好，非常准的。对，我们可以这样子说，呃，因为我们用语言，嗯，转不出来天分，嗯，呃，如果我们喝酒，嗯，k 很多人喝红酒，嗯，哦，又草莓，又蓝莓，有 <laughs> 什么咖啡，有什么，对对对，反正一般人喝，有有什么就是红酒， <laughs> 对，所以他们为了酒已经有很多支。 可以讲的，但是天分没了。对对对。所以，嗯，用呃生命密码用那个方法来看，嗯，是蛮有用的，是一种另外一个方法看你自己。哦。但是我要提到，生命密码是一种角度，嗯，看东西的。对。呃，如类似的是中医，嗯，中医看你的身体，看说有什么，你的因为有五行。 所以他看他是用五五星的方法看病人，哦，看病。呃，希腊传统的医疗是用四星的方法。四星是什么？你知道空气、水、地球、火，有四种。哦，elements，elements，是啊。但是是用这个 elements 来判断一个病一个人。哦，是哦，哇，好好好厉害，好像中医哦，中医都一样啊，对哦，那传统印度的也有，它有三种。嗯，所以。 呃，这是一种角度来看人，生命码是另外一个角度。哇！呃，那传统的生命码开始应该说不是传统，开始是人算你的个性还是你的名字什么。但是其实不是那么准。哦。因为如果你说你的生日就很准，变成。 那天，全世界的人都一模一样的热心，不是那么简单。而且双胞胎你怎么回答？你知道？发现大部分双胞胎很不一样。对对对对对。对，所以，呃，但是生命密码是一个厉害的，呃，指标分析东西的方法。哦。所以你了解以后，你的生日也可以看，而且你知道怎么看。 但是你会发现，可能你的生日号码不是真正的你。哦。但是有印象，这样子你要是判断怎么，你要看了解多一点。外表也可以算一到九的外表，一到九的头发，一到九的讲话的方法， <laughs> 一到九的菜。你 know 你你跟朋友吃饭呢，你发现他非常喜欢吃辣的。世界万物都是有数字在里边。我们可以把吃呃吃的一到九。 嗯，说比如说你的朋友喜欢吃辣的哦，一定要吃辣椒，辣椒代表什么？嗯，为什么人会喜欢辣？嗯，说生命码你可以来看那你你根本不知道他的生日，你已经可以知道个个性方面的哇，And then 从生命码也可以呃表达呃天分哦，然后更仔细你可以把天分更细到底是哪一种哦，比如说你的天分是让人兴奋。 还是你天分是很温柔，还是你天分是把东西变低调的，还是你可以很细很细。哇，好厉害哦！这个我希望就是下一次兰博士来香港的时候，就再请他上来说生命密码，因为这是一个是一个我想大家都非常有兴趣的课题哦。是是的，但是因为呃，生命密码亚洲开始的是从我的书第一版，呃，二十几年前，然后呃，很多人。 看我的书背起来，开始教课，然后开始写自己的书，可能带一些诸位的书，还是易经什么的，他们自己开始创造各种样的，啊，但是变成比较迷信的，因为他觉得你就是那个生日，你就是那个那个命，那个个性的，嗯，但其实不是那么简单，呃，我的书，其实我开始的时候我写的。 那么厚的，是三本放在一起的，哦哦，直觉力，呃，是我们看到的那几本，对对对，还有生命嘛，对，然后那个是有讲这个，嗯，但是出版公司觉得太复杂，没有人买 h o l 把它分开， <laughs> 所以变成生命不就是算个性比较快，哦，算生日比较快，哦，能变成这样子。所以就是那几本书，我看见你现在是已经有了九本书了，是吧？ 九本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。哦，OK。 <laughs> 九本书，哈啊，大家都可以去买的，全部都有，全部都有中文版的。对，嗯，呃呃，还有就是当中有不少的是说生命、生命密码、生命数字的，然后就是那我看见有几个题目应该是，呃，只是将生命密码分开来表达，对吧？就是不同的的的方的题目上边。 是的，是的。嗯。而且，要比如说，你要生命嘛，看。嗯。观看你自己。嗯。看你老板，然后看爱情，后怎么解决啊？了解爱情的问题从哪里来的？怎么解决？呃，八大国通方面的。嗯。小朋友怎么？哇。各种样的都可以用。都可以。什么有用的？蛮有用。哦。啊，现在呃，不是现在，可能十五年前。嗯。 有一些公司好像安利，嗯，呃，New Skin 各种，他们把我的书，开始教好几千万人，在大陆，哦，然后变成好几百万人 <laughs> 就开始学。 <laughs> 我记得有一次，我也不知道啊，看了有一次安利请我演讲，嗯，然后我进去那个会场有两三百个人，嗯，我一进去他们。 他一说赚钱，他原来已经知道你是谁，我也不知道他们，他们看我的书里面知了。哦哦，对，然后发现，呃，后来很多银行，呃，台湾有一个公司叫贝莱德，嗯，然后还各种样的银行都是请我去演讲，教他们沟通方面了解人，哦，然后很很受欢迎，因为真的有效，真的有帮助人。 因为这很难，你知道，我大部分你我们你跟你一个人沟通，你不知道他到底要什么。对对。很多人讲半天，你听不懂他讲什么。对对对对。因为每个人想听到的东西不一样。是的，是。所以如果你不知道，你讲半天真的听不懂。是是是。但是如果你可以知道，譬如说一个小朋友，你看常常外面超市里面一个妈妈抓一个小朋友，那个。 他们也不知道小朋友要什么。你你讲话有用吗？ <laughs> 没有用。你然那个小孩有用吗？也没有用。小朋友听不懂啊。那那那那，如果说呃，我想知道我家的那只猫想要什么，可以吗？ <laughs> 可以说。猫。 <laughs> 我就是突然之间想到这个问题。当然也可以，用自可以。有有很多人跟跟动物沟通的，对对对，也可以学那个蛮容易的。哦，对对对，就是很好。但是，呃。 如果你譬如说你的小朋友哭的这样子，对，然后可能他就是要卖这个礼物，你就不给他，那哭哭。如果你就是给他那个礼物，嗯，他就不哭啊。对，所以那不一定，呃，每一次就是要帮他买礼物，但是你你你礼物给那个小朋友，慢慢他知道你尊重他。 然后他觉得被尊重的，你可以跟他讲更多为什么那个礼物以后这样子不太好，妈妈会累啊，妈妈不，他妈妈就理你啊。但是如果每一次他就打他就不给他，就变成完全不能沟通的。对对对对对。所以，呃，生命码可以帮你知道人到底要知道什么。 哇，那真的非常好用。其实，在香港现在已经开始，在台湾我知道蛮流行的，就是在香港也是也有不少的人开始学生命密码，也是自但是大部分呃呃教生命密码就是我讲比较迷信，信的，就是你就是这个生日就是这个个性。哦对对，这个我就是很很我看过太多的是吧？对对对，就是一个开始，很好玩，可以啊。 但是我觉得你可以继续学多一点。那看你的书是不是可以全部都学到了？全部不可能。 <laughs> 你你你要你要当医生，你觉得你看几本书就变成医生吗？是是开玩笑，要学，多学，而且很多经验，一直用，一直用，嗯，慢慢，因为它是跟学一个新的语言一样。对对。你觉得你看一本两本，呃，日文的书，你可以讲日文吗？ 对对，可能有东京十年后，论 <laughs> 文还不错。所以大家就是，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当然可以找兰博士的书来看，然后开始，对，开始去接触一下生命密码的啊。然后，但是你要深造呢，都是当然一定要学。对啊，我们有各种活活动，各种样的。我们现在是也是讨论，呃，做一些断片的。 介绍那些不同的 idea，我们还没有开始，以后会有更多的东西，对对对，都需要时间的。对，好，我们就是希望真的有一节我们在说生命密码。还有，我记得兰博士今天搭了一些东西来跟我们的听众分享。对，我我去年有一个很好玩的 idea，就是嗯，呃，写，因为我喜欢音乐，所以我的 idea 是我可以写音乐跟生命密码有关的，的意思是。 你听一首歌，你马上知道这个人是什么样子的，我有怎么天分的？当时听是听别人的歌还是？我开始是别人的歌，嗯，所以譬如说我们说一号人比较像，你知道那个歌《Bad Boy》，Bad Boy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张张美美的台湾的，所以你知道 OK 一号就是 Bad Boy，对，呃，然后二号变成新台湾。 才， <laughs> 就是知道这个人是比较心软的那种。哦，那好好啊。知道我号，三号变成有一首歌 y o u beautiful，噔噔的，一直有 beautiful，就是爱漂亮的，爱外表。And then 三四号变成 Will you still love me <laughs> tomorrow？ <laughs> 因为没有安全感啦，你不知道你到底要爱，明天还不要又爱我？对。然后五号变成。 我我是一个小小鸟， <laughs> 你说没有没有没有勇气飞得很高这种，OK，那六号变成月来代表我的心，哦，就是一次，不管你在哪里，我还爱你，这神经病啊，这已经有第二个老婆，不爱你？ <laughs> 然后呃，七号七号变身，嗯，月亮，嗯啊，哇，对。

都不知道。哦，然后就呃呃，可能台湾没有那么。我知道，我知道那首了，但是我忘了名字。哎，哎，他就是一个人一直想以前的事情，分析、研究、研究。对。然后八号变成 money money money love。 <laughs> 然后呃，九号变成 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， <laughs> 就是另外一个梦，想象想觉得说很完美、很漂亮， <laughs> 那就没有问题，就知道问题很大。 <laughs> 只是在梦里边生活是这样子哦。创造力啊，艺术家都是这样子。哎，我是九号，就是件哦什么？好像是昨天晚上算过吧？好像是啊，对，忘了我都。对，所以呃。 但是有有专利的问题，嗯，不能就是那个 copyright，对对，现在不能，说我们不能用那个歌词。我在想哈，嗯，我自己写歌就好了。 <laughs> 对，演很喜欢音乐，反正我们可以用，比如说 bad boy，没有那个没有专利，没有人说 bad boy 就是专利的，因为全世界很多 bad boy，对对对对，是 <laughs> 我自己学 bad boy 的歌。 我有第二号变身新台湾也是。我自己写一个歌叫《新台湾》，或者是有里面有这个字，有新台湾。所以，对对对。所以变身好玩，我们就一刀九。其实还没有完全弄好，但是我今天有带几个。哎，好啊，我就跟家你要不听一号的？哎，好啊，好啊，好。啊。这是。我叫 Bad Boy。我们大部分是有一号人是比较独立，比较喜欢，嗯，不喜欢被控制的。哦。所以，如果你要想。 哪一种人是这样子的？嗯，大部分是小朋友。嗯，呃，十八岁、二十岁，放什么钉子，放里，头发乱乱的，就是比较很胖的那种。你不要不管我，我要独立，就是一号这个性格。是吧？好，我们说看起来是 bad boy，其实不是 bad boy。嗯，好的，我们现在来听一下哦。好。 听听一段还是选选手听，嗯好，我们看时间，我听 w i 下一个，对对。啊，这个不是，不是吗？是，对。 Bad boy，但是其实不是 bad boy。对，我 <laughs> 听见很多 bad boy。对，唱的人是你吗？对。哦，我们也可以欣赏一些男歌式的歌声，就是好玩。嗯。还有一些粤语的，都有。嗯。而且每首的 style 不一样。 说都讲出来了，他有天分，喜欢独立，你要尊重他，有他有自信，他会帮你更独立。对。 这就是他的特质，都都都唱出来我们还像有一个呃三号。三号哈。所以，我刚嗯，三号比较像一个小朋友的个性，嗯，喜欢可爱，喜欢玩，嗯，喜欢东西的外表，看外表，他不是看细节，哦，他讨厌被批评的，就喜欢玩漂亮就好了。对，公主病那些算不算？公主病，就是 princess。 那当然可以有工作病。啊，这个感觉完全不一样哦。不一样。要舒服一点。对，但是有一种很暖胃的那种感觉。 那就是比较漂亮，嗯。就觉得那个人啊，对很多东西都不不是太认真，对对对。但是也会呃，什么事情都跟其无关的，就是别人的问题，就就听得出来。 就喜欢简单。很喜欢做你的朋友，喜欢什么？喜欢刚子。喜欢定有我喜欢严肃。算不算不负责任呢？没有。没有。我就是，看东西比较简单，没有那么复杂，没有那么讲究东西。我们看一下。 挑音乐就是觉得会给你们这种的感感觉。对对对。OK，四号可以听到吗？嗯。四号玩，四号也要听到玩，因为真的很好玩。四号是怎么样的人呢？四号是比较没有安全感，他什么都不相信，他没有碰到、没有看到他不相信。他一定要自己的经验。 经验摸到看到，是你会觉得四号会买哪种车子？是不是很科学的那种？也有有，但但是如果一个四号人买车，他不是看广告，只如说他都很喜欢 Volvo 安全的车，他不相信广告是所以 Volvo 讲的不是别人的，说他买个大卡车，你开你的 Volvo 我就把你压下来了。 <laughs> <laughs> 我我用一个希腊的歌，这个首希腊的，这个是希腊的。那另外一个是什么？那个希腊的，希腊的，是不是希腊的？对。 越来越快，对对对，这个快是怎么想达的？什么？因为他们就喜欢吃的东西稳定、安全，没有变，对不对？但是生活，嗯，哪有没有变？生活一直在变，对对对。所以他的压力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以那节奏越来越快，越来越我们要抢，抢的很很辛苦，因为中文来又很很困难，唱歌的，大要唱的很快。 跟七号是完全不一样的，对，所以说比较快。是是是，而且那个乐器我没有提到是叫钢鼓，钢鼓是我我的我我表演的歌，它是一个别的那个钢琴，你知道汽油桶，嗯，就是打出来是从加家里来参与的。 然后我小时候会做这个，也是另外一个店， <laughs> 卖昼夜去卖给那些呃店，然后但是每个音有不同的音，但是我觉得那个声音很快快乐，就听着觉得很放松，就所以从小就喜欢。 有医疗效果之类的那个，这个，对对对，哎，我记得有一些是就是唱一些叫什么，像叫音乐，就是也是一种医疗的东西。有，但是这种医疗不是这种， <laughs> 不是这种，是，不是快乐舞就你你你想跳舞？对对对对对对。 现在很快到不行，弟的，就这次撑不住了。他突然叫，对我听见就是，我他不撑不住的。因为你生活边突然没有稳定，没有安全，但是你要去安全，可能会有问题，可以生病啊，可以各种各样的东西。我不是说你退休以后突然会有问题，对对对，这种人就是最最多问题了，是吧？退休之后。 你要，你要安全稳定，但是你要有放松啊。嗯，你不要给你自己那么多压力。对，有事情乱跑，其实可能也对你好，你不知道。是是。你会发现后面那一段？嗯。听得很舒服。是啊。又没有压力，没有动咚咚。对啊对啊，突然很舒服。是生活就不要要要舒服要放松啊，给你自己那么多压力干嘛？ 这个让我想起，嗯，阿仁那些跳舞的那种人，就是就是就是在跳舞，就是，嗯，很快乐，你可以轻松一点，不用就是强迫自己去享受就好。是的，是的，其实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这个，你不要强迫你自己一定要什么目标，不要，要开始慢慢想，我的爱是什么东西？OK，为什么？ 你是因为我有创造力的，还是有医疗方面的天赋，还是我就喜欢协调别人，喜欢这个，或者是比如说一个小朋友喜欢打球，嗯，为什么打球？是因为跟朋友协调的，还是他可以想性的略，业，还是要你要找到重点？对对，你找到一重点，你可以放松。 发展那个天分，不管是去读书，还是练习，嗯，还是找工作，然后慢慢慢慢，你可能有办法找到赚钱的方法。从这个，你找到那个，你 OK 了。所以就是啊，我们找到了 why 之后呢，其实你就放心去做就好。是的，放松你自己去做，你去享受就好。对，其他的东西就就自然会过来。对。 对，最重要，因为我是医生，你开心，这种开心是一天上班十个小时都开心，你知道没系统都好难哦，很多人捞的很慢，看起来比较年轻，呃， <laughs> 也健康多了，所以对我来说，这个是一个最最 powerful、最有力量的医疗的方法，是是是，帮我们找到他的天分，对对对对，就是我们昨天晚上就是那那整个 v o r k s h o p 我看见你也是非常的享受的。 对，一直在在跟我们讲啊，跟我们介绍的时候，这也看到那个那个，就是感觉就是哎，让我们也上的很舒服。嗯，对，所以就是当当一个人去做他想做的事情的时候，旁边的人都不会被影响到。啊，对对对对，很重要。对对对，所以就是今天是非常的荣幸，可以请到南博士过来跟我们分享了那么重要的讯息。然后就是我知道你今天就是。 特别过来是为为了我们这个节目，我知道他今天好可怜，就是午饭也没有吃，晚餐也没有吃，大概就要好好去吃一顿，就是享受，就是他为了大家，就是呃，希望给大家一些有用的讯息。就是我在这里，就是再三啊啊，代表我也代表听众，代表网台，就是。 谢谢兰博士过来，对，我们希望下一期会跟大家说一下生命数字哦。对，好了，就是我们今天到这里了，好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，究竟乜嘢系潜意识？人有冇灵魂噶？社会上咁多奇形怪状嘅状况，催眠、多重人格、鬼上身、换家、梦境。 系咪有得解釋嘅呢？啲人話已經係科學同埋靈性結合嘅時代，心理學家又點樣睇啊？我係安靜，逢星期日中午十二點到兩點，我喺城寨練心術入面話俾你哋知。